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三十三集。白玲鸾对林清晓反复无常，时而温柔，时而折磨。现在知道了，白玲鸾一开始就是故意的。素宜芳不信林清晓能忍下这口气。 所以这两个孩子，一个是他生的，一个是他养的，他们两人都该向着素一方才对。素一方下意识忽略了他对林青霄的苛待。林青霄从小到大，修炼所需要的灵药物资基本没有按时拿到过。后来林青霄纯粹靠自己炼化灵气，再不借助万物，这还不止。在两个孩子幼年的那段时间，林崇玉身体弱，时常生病。 素怡芳为了给林崇玉强健身体，每月逼着林清霄放一碗血，拿来给林崇玉药浴。这种事情林林总总不一而足。素怡芳到底是主母，不会明着做苛待庶子的事儿，所有事情都是林清霄自愿的。后院的仙士们虽然不说，可是人人都知道，给二公子送东西，不必送最好的。 这种状况直到林青霄升为灵仙，展露出不凡的天资和实力后，才没有人敢明着欺辱了。林青霄小时候因为物资被扣，又总被放血，修炼进度和林崇玉差不多，所有人都觉得两位公子的资质是一样的，甚至素仪方还奇怪过：林青霄没有资源，怎么还能追得上林崇玉的进度？结果，他们竟然大大低估了林青霄。 并非林清霄和林重玉进度一样，而是林清霄被拖累，所以才进度一样。等林清霄成为灵仙后，再也不必被人掣肘，从此修为一骑绝尘，快得让人不敢相信。如果说最开始素衣坊还是紧张，等林清霄在一千岁晋升天仙后，素衣坊感受到的是强烈的危机感。他有预感，林清霄这个孩子。 如果不化为己用，那就不能留着。所以他逼着林青霄自己挖出内丹。先祖后裔都稀缺，素一方身为嫡母，不好明着迫害庶子。那林青霄自己动手挖出来，总不能怨素一方吧？素一方当日用白灵鸾的性命威胁林青霄，林青霄果然什么都没说，就自己拔剑剜丹。素一方当时还有些惊讶。 他没有料到这么容易，因为据他所知，白灵鸾对林清霄并不算好。林清霄这个人冷情，但也是困于情，任何一个对他释放过好意的人都可以轻易困住他。素一方只是没想到，他算来算去，最后还是着了白灵鸾的道难怪白灵鸾当日眼睁睁看着林清霄自残，神情却一点都不激动。 哼， <laughs> 原来是白灵鸾早就知道，这个贱人。素一方想到这里，又气得心口疼。侍女见状，连忙给素一方捶腿，劝道：“夫人勿急，那位虽然瞒天过海，但是他这样一来，也是完全葬送了他和两位公子的情分。他现在看着风光，不过预知了未来的前程罢了。夫人。” 你只要好好经营，日后两位公子都是您的亲子。没错，素宜芳深以为然。为今之计，还是以笼络他们兄弟情分为要。我得防着白灵鸾，她最会哭可怜了。侍女应和道：“是呢，二公子重情，他都能为了一个虐待他的养母挖丹自残。” 夫人是他的亲生母亲，二公子必然更加莫如。侍女本意是奉承，没想到素仪芳听到却叹了口气：“唉，我倒是希望如此。怕的是他被白玲鸾养歪了性情，嫉妒重玉，处处都要和重玉比。我生怕掏心掏肺养了许久，倒给自己养了个白眼狼出来。” 这话一下子让侍女没法接了。她心说：“林清霄被苛待了一千年，梅劫当日，素仪芳和白灵鸾都去保护林重玉，林清霄心里有怨，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？现在素仪芳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，对一个本来就被亏欠的孩子指指点点，我一个外人听着都挺寒心。”素仪芳今日难得好兴又问。 你们说，等林青霄回来后，他们两人，我该以哪一个为先？这是个宿命的问题。素一芳刚刚才说过林青霄白眼狼，先士们哪敢说实话呀？其中一个有脸面的侍女说道：“夫人，母子情分并非只看血缘，相处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两位公子都是您的至亲骨肉，您一样对待两位公子就好了。” 我也是这样想。许氏侍女说出了她满意的答案，苏一芳舒了口气，脸上的表情也轻松起来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哪能因为血缘就硬生生磨煞了一个千年的母子情感呢？孩子是无辜的，重玉又心性纯孝、侠肝义胆，这样的孩子招人疼再正常不过。 反而是林青霄，他太孤僻也太偏激了。我虽然心疼他，可是谁愿意整日和一个心怀仇恨的冰块待着？哼，他的状况又不是我害的，和我摆什么脸色？他若是能改改这性子，我愿意把他当儿子疼；如若不然，也只能多在物质上补偿他些。 想让我拿出对待和重玉一样的感情，恐怕不行。两边的侍女只能轻声应是，没人敢接茬。素一方拿定主意，想起林重玉还在素隐月那里，免不了要问一句：“隐月真的被伤到了，伤势严重吗？”对于这一点，侍女也有些尴尬。表小姐生病能严重吗？侍女委婉地说道。 老毛病了，不妨事。素怡芳点点头，不必多说，他也懂了。素隐月是素怡芳哥哥的独女，龙族子嗣不容易。林山已经做好这一代只有一个素隐月一个孩子的准备，也是因此，素隐月被娇惯的厉害，颇有些无法无天。比如这次，素隐月即便天生体弱，但也毕竟是个龙族啊，怎么至于动不动受伤，动不动生病啊？ 苏怡芳太明白自己的侄女了，这次必然又是装病。苏怡芳觉得不成样子，可是想到苏隐月的目的，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。算了，她也是小女儿算计，由她去吧。苏隐月的心思人尽皆知，苏怡芳和林山素家都是默许的，连林显红也是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。天界虽然统称他们为龙族。 其实龙族内部也有许多分支，最笼统的分法，有鳞曰蛟龙，有翼曰应龙，有角曰虬龙，无角曰离龙。而最古老的龙族还是属苍龙。中山是苍龙古地，包括天地如今那一族的青龙，其实本来是苍龙的一个分支，后来独自分出去了。后来青龙族出了位天帝。 青龙一族都跟着飞黄腾达，从中重天迁到了上重天，占据了最好的灵脉昆山，成了龙族之首。鉴于龙族的光荣传统，青龙一家强了，其他所有龙族都要被打压。各族为保自家资源不被吞并，只能两两联姻结盟。林清霄便是苍龙和应龙联姻的产物。 无论是出于自身利益还是后代能力考虑，继续苍龙应龙两族的联姻才是明智之举。先前他们不知道林清霄才是嫡子，一直默许素隐月和林崇玉走得近，甚至两方家长都是鼓励的。现在真相大白，身份可以替换，感情却不行。素隐月已经对林崇玉情根深重，素宜芳也舍不下自己疼了一千年的儿子。 下一代集结两族资源的联姻，显然要落在林崇玉头上了。既然素隐月没事儿，素仪芳也不再多问，他也乐于让两个孩子培养感情。素仪芳高居庙堂，都听说过林崇玉和一个资质平平的女弟子走得近的传言。林家这些男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端端的贵族千金不选，非要和师妹纠缠不清。 林显红和白灵鸾是这样，换成林崇玉竟然还是一样。素衣方问：“那个姓云的女子怎么样了？”她还算安分。侍女回道：“今日她也在现场。大公子为了降服凶兽，铁面无私。她似乎因为这些事和大公子生分了。”哼，素衣方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不知所谓。” 不过一个灰头土脸的低等种族罢了，让人先盯着。若他识趣，不再纠缠着重玉还好；若是他执迷不悟，就休要怪我手下无情。是，侍女应下。随后她怔了怔，似乎想起另一个人。夫人，二公子身边那个女子。 苏怡芳这才想到，林清霄也带回来一个女子。云梦涵好歹知道来路，但是林清霄身边的女子，除了名字，其他一无所知。苏怡芳连她的长相都不知道。苏怡芳也有些头疼，她对于无权无势、出身下重天的云梦涵打压起来毫不手软，可是换成背景成谜的洛寒，就不敢冒失了。 素一芳想了又想，最后斟酌道：“罢了，他难得有走得近的人，随他去吧。”林青霄并不负责家族联姻，所以他的感情状况也就没有那么紧要。最重要的是，素一芳不觉得林青霄是个会动情的人了，那就更无所谓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